挤奶女孩的白日梦。吉塔是个年轻的女孩，她和奶奶住在一个小村庄里。吉塔的工作是挤牛奶，她有两头奶牛，她每天都要挤牛奶，然后把牛奶罐顶在头上，送到附近的一个城市去卖。她白天卖一整天牛奶，然后晚上回家。 吉塔把他的奶牛照顾得很好，喂很好的饲料，洗得也很干净。奶奶很爱吉塔，但是吉塔总是喜欢做白日梦。他梦想着有一天能够变得非常富有。他的白日梦经常也会给他带来麻烦。吉塔，奶牛从牛棚里出来了，他们会走丢的。你怎么不看好他们呀？哦，对不起，奶奶。 我在做梦，呃，思考。哦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总是梦想成为富人。你需要好好干活做梦不能让你富有的。总有一天，那些白日梦会让你付出代价。但是吉塔听不进去，他的白日梦从来没有停止过。一天。 吉塔正要离开家去卖牛奶，奶奶把她叫到厨房。听着，亲爱的，今天你不用去集市上卖牛奶了。为什么，奶奶？明天在我们邻村有个盛大的婚礼，是村长为他女儿举行的婚礼，附近村庄的所有大人物都会去参加婚礼。 你明白吗？一场婚礼，这肯定是大事儿，所有的富人都会去的。但是奶奶，为什么我们不卖牛奶呢？村长会生气吗？哦，不是的，我可爱的孩子，村长要他的厨师准备各种各样美味的糖果。 所以他要我们给他送一大罐新鲜的牛奶来做糖果。他答应付给我们的价钱是集市上的两倍呢。这可是一个赚更多钱的好机会呀，还能在附近村庄赢得好名声。两倍的钱吗？奶奶，明天我能去参加婚礼吗？ 我要让每个人都知道这些糖果是用我们卖给村长的牛奶做的，然后村长夫人会把我介绍给她的客人。哦，我要穿上我最好的衣服，骄傲地走过去。我们工作很努力，一定会赢得他们的尊重。每个人都会知道我的名字。哦，不要再做白日梦了，我们的牛奶还没送到村子里。 厨师甚至还没闻到味道，你居然已经开始幻想他们有多喜欢糖果了！哦，真拿你没办法。对不起，奶奶，我会先把牛奶送到村里去。给你，拿着吧。记住，要保证一滴牛奶都不能洒到地上。这可是我们今天所有的牛奶。尽量不要在路上停下休息。 我已经向村长保证了，如果牛奶不能按时送到他手里，别说双倍钱了，连婚礼我们也参加不了了。如果不能兑现诺言，我们就没脸见村长了。别担心，奶奶，我会照看好罐子和牛奶的。你很快就能看到我们比村长还要有钱，以后村长会只从我们这儿买牛奶。 哦，你记得吉塔指导指导，不要做白日梦。再见，奶奶，小心点儿。乡间的小路上有很多小石子，吉塔喜欢鲜花和浆果的气味，但是它讨厌走路。嗯，这条路可真美呀！啊，但是这些小石子弄疼了我的脚。 不要紧，我很快就会在城里建一座大房子，那样就不用走那么多路。我会变得富有，有钱人不需要走路。吉他走啊走啊，哼着他最喜欢的歌。哦，这个罐子好重啊！不要紧，我会给自己买一辆牛车。 所有的苦活累活都让牛去做，我只需要休息。富人就是这样做的。呵呵呵。吉塔走啊走啊，他离村子越来越近了。再走几里地，我就发财了。哦，那我今天多赚的钱怎么花呢？嗯，我应该买更多的奶牛。不。 那样我还要挤更多的牛奶，然后还要去集市上卖，那太累了。我可以买母鸡，对，我要用那些多赚的钱买很多母鸡。嗯，在哪里养那么多母鸡呢？我得建一个小茅屋。我一个人可怎么建？嗯，哦，明天在婚礼上，我要请村长帮我盖个小茅屋。 毕竟，他用了我家的牛奶嘛。他一定有很多仆人。我要把所有的母鸡都养在小屋，母鸡会下很多的蛋，那些蛋会孵出小鸡，这样我就会有更多母鸡。我要把那些母鸡卖个好价钱，我会从那些母鸡身上赚很多钱。有了钱，我可以买一辆牛车。 我会把所有鸡蛋、母鸡和牛奶都装到车里，然后去集市上卖。我会赚很多钱，会有仆人和卫兵，然后我将会成为一名贵妇人，比村长还要尊贵。那么许多有钱的男人会来向我求婚，但我会说不。正当吉塔想着对男人说不时，他使劲摇了摇头，他头上的牛奶罐儿砰的一声。 罐子摔得粉碎，所有的牛奶都洒在了地上。吉塔坐在那里哭起来。他所有的梦想，他的母鸡、鸡蛋、牛车，现在都像牛奶一样烟消云散了。哦，我现在去不了村庄了。我没有牛奶可以卖，我明天也不能参加婚礼。哦，我怎么跟奶奶说？ <laughs> 这时，吉塔听到了一个声音，正是他奶奶的声音：“不要总是做白日梦。”